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，上海玉佛寺真禅大火上最近呢是不幸去世了。上海玉佛寺有一个佛学院，就叫它上海佛学院吧。啊，嗯。那一年佛学院放假以后。 要开课了，要开始要上课了。侦探大会上宣布，就说今天佛学院开课了，上一第一堂课。那么佛学院上第一堂课上什么课了？ <clears throat> 你不看到什么什么吗？上上什么上什么课呀？啊！ 玉佛寺也有个禅堂呢，啊，告诉大家到禅堂里向做一支香，啊，这就是佛学院上的第一堂课。这一堂课呢，就是在禅堂里做一支香。真禅大和尚，虽然上海玉佛寺那个禅堂不是。 三百六十天都在做香的，嗯，但他这句话是很可贵的。他说：“禅堂这支香，就是佛法的根本啊！如果人人，尽管你做得到、做不到，做还是不做。” 您能够有这个见解，那就很可贵了。晓得禅堂这支香，是佛法的根本，从世尊以来代代相传，就是传的这支香。 嗯，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这支香上啊，就是香桌上点这支香啊，啊，那支香也是一种代表的这么个名词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传统的坐香，啊，坐香，常 <clears throat> 常不是讲坐香吗？啊，怎么叫坐香啊？什么叫坐香呢？啊，坐香就是用功啊。 就是要用心的功夫，人人都有心， <clears throat> 那么这个心呢，在凡夫来说，这个心是在迷的。要想成佛。 啊，就要转迷归悟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这么多人呢我们从事的什么事业呢？啊，我们这个事业大了，奇大无比，就是做在众生的繁复的地上做成佛的事业。 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事业的，在凡夫地上，我们都是都是凡夫啊啊，每一个人，凡是佛的弟子，都有自己这一个最高的这么一个要求，要求成佛。 成佛有什么好处呢？成佛就了生死了。啊，生死是苦的，如果生死不苦，那也不要了。啊，要了生死，这是一句话。如果它的内容呢？ 那就很复杂了，在宗门下，如果你是上根立志单刀直入，什么罗里吧嗦的事情，都要不让你去料理它，专门参念佛是谁。啊，假如说你对这一法， 还不能够具足深信，用起功来，还在那个地方啊，事性分别，妄想纷纷，想东想西，啊，这么那么那么这么的，一天到晚的，嗯，自己心里想呢，什么事情都得不到一个答案。 那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，在佛教的理论上缺乏认识啊，这了生死怎么了法子？什么叫生死啊？生死什么样子？怎么了啊？那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这个地，我们居住这个世界。 这个是人类世界， <clears throat> 人类世界还有上边还有下边啊，有六道轮回，这是啊，是属于漏凡法界。 三界之内，你看我们这个不讲说是讲的更远的，就讲我们这个，呃，六道轮回，三界之内， <clears throat> 我们也有一个认识啊。那么作为一个佛教徒，这个佛法的呃基本常识也小这点儿呢，不然你对佛教怎么发起信心呢？你怎么样发起道心呢？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，啊。 地又卧鬼畜上天人我修罗，这个六道有升有降，像一个旋火轮一样，忽上忽下。佛法讲因果啊，六道轮回都是有因有果的啊。啊，法界都是讲因果的，因果两个字，把整个的佛教概括殆尽。 如是因，如是果。啊，进一步讲，应该果海、果彻因缘。这个心呐，说我们这用功、用功、用功，就是用心嘛。嗯， <coughs> 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呢？ 像《楞严经》中讲的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一切住不在。嗯，还不能说没有心，心是有的，真心也有，妄心也有，它就是找不到。啊，嗯，这不是怪事情吗？心是具法的，啊。 那不是告诉大家吗？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。那心是具法的，不是像人家说我这心呐什么心呐这个心是空的，啊，四大也是空的，心也是空的，一切皆空。那个是佛法的方便说，对于智有的人，佛法就说空。 对于执着空的人呢，佛法就说有。啊，真正的佛法说空说有都是戏论。什么叫做戏论呢？空犬狂小儿，又斗于一切。黄叶止儿提啊！ 我们不是常说的吗？一切法都是标月指，哎，你你你当时什么了？这标月指啊！禅宗参念佛是水念佛是水就是明心见性的一把金钥匙。 苦海的慈航，成佛做祖的最高保证啊！你不要把念佛是谁这句话看得那么轻描淡写的。当你还在凡夫地上，没有能够明心见性的时候。 你这个念佛是谁？你是不能够离开的，离开你就无救无归了。念佛是谁？是心地法门。 凡是一些大乘法，一些小乘法，凡是修行，凡是讲到修行的，都是心地法门。世间人修行呢，他就不是修心了他都是修身的。我们不讲别的吧，现在这个气功，啊。 在社会上已经是泛滥成灾了，流行的很普遍。那么还有好多的出家人，出了几十年家了，把自己的根本都忘记掉了。嗯，他说这个气功蛮好，这搞些气功来了，这都是我们亲眼见到的，嗯。 那是不是出家人？社会上的人，搞这一行、搞那一行的，这个是无可非议的，啊，世间法嘛，啊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 <coughs> 过去讲外道，啊，炼精还气，炼气还神，炼神还虚，这个都是属于有相法门，它不是用心的。 啊，你说练气功的，这个气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人嘛就是个精气神呢人要没得气，一口气不来，一口气不来嘛，就死了。还练这个气啊？有这个身，你才有这个气，没得这个身，啊？ 皮质不错，毛将焉附你说练这个身呐，这个身体啊，功夫练得那么好，这个身体一死就不得用了，什么用都没有，能够解决问题吗？眼前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这个都是说的好听一点儿。 这个舍本逐末，啊，说的不好听，这个都是歪门邪道，都不是走的正修行的道路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界中，也有练功的，啊，什么少林功啊，什么功啊，哦，那可了不起啊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能够解决问题吗？ 不能够解决问题呀！啊，他自己本身上产生的病，他都自己都不能控制。这个都是眼前的事情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。啊，这些个道路，真正的小佛的人是不走的， <clears throat> 要走正修行的道路。 正修行的道路啊，你说它容易吧？人人本具，各个现成。啊，你说它不容易吧？有的人呢，哎，他就盲修瞎练了，莫衷一是 <coughs> 用这一法是教外别传。 那么什么叫叫教内？什么叫叫教内呢？教内就是三藏十二部是佛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都属于教内的。那么难道说教内与教外还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区别， <clears throat> 佛法是一不是二，二就不是佛法。 禅堂里向讲用功，讲参念佛是水走的这条道路。 <coughs> 如果说用经典来证明啊，我们不拿祖师的传统这祖师的语录来证明，我们拿经典来证明。经典嘛是很现实的，你不能说别个人的话你可以不听，佛的话你不能不听呗 反正说是经，佛说的称为经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啊祖师说的呢，那就是语录，啊，经者是经也，经就是道路啊，就指给我们归家的道路，成佛作祖的道路，明心见性的道路，了生脱死的道路，啊，弘法利生的道路。 啊，都从一些经典说的给我们听的。既然是道路，道路是就指给我们修行的，都有路，而不是说那个经就是给我们念念的。啊，就是那个经是管是给我们念的，念经念经啊。那个经是指给你的道路啊，指给你修行的道路啊。 你看哪一上哪个哪个哪部经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修行的道路啊啊，经一向指明的道路，有教有观，观就是修行的道路，观什么东西呢？观心呢？啊，你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的讲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 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念金刚经的人， <coughs> 哪个不是天天念这几句话呀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；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观， <coughs> 不是观，不是叫你拿眼睛两个大眼睛出去看呐，就观，啊。 什么叫做惯呢？惯者是入理之心为之惯。你这个心 <coughs> 入理了，我们现在这个反复的心呢，都在事项上，在什么事项上啊？叫漏尘警戒上，贪嗔痴啊啊，这个这这这个这个啊五恶十上，就在这个事项。 入理之心，谓之观。金刚经教我们怎么怎么学这个观呢？一切有为法，你看世间一切法，事出世间一切法。佛法讲因缘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啊。 这不是跟《金刚经》这不是说的相一致的吗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的。梦也是空的，啊，做梦的时候好像是有的，醒来是空空。哪个没念过《金刚经》啊？我们是不是啊？都做过如是观。 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如是观？是不是面对一切有为法都能够做如是观？长时间的做如是观，啊，你的行为就跟那个经中所说的佛所教导的完全一致。 那你就了生死了，就能开悟了，嗯，就能够明心见性了。为什么是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因为《金刚经》这部经，它有人给也是跟跟我们禅宗有关系的，嗯，啊。 啊，露祖大师就是依《金刚经》开悟的嘛。五祖传露祖也是用《金刚经》传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呢，跟我们禅宗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啊，有人说那个《冷严经》，《冷严经》更是我们禅宗的啊，就是讲心地法门，开悟的《冷严经》吗？ 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也不是不讲修行啊，也讲修行呢七处征心，十番显见，都是揪心的，都是明心的。所以恶难多闻，走摩登去，直难啊，后来。 那个无难尊者不是在冷岩会上不是开悟的吗？开悟的冷岩经，你就是我们讲一部小经，文字最少的，讲一部心经，那个心经也有指明的道路啊，那个心经说的更好。 开张名义一开口就是告诉我们说是，观自在菩萨，啊，就这一句话， <coughs> 不是叫你看别人呐，叫你看自己呀。啊，你说这个心经这一句话跟我们禅宗用心有什么区别啊？ 一直镜像总是无量法门，它妙就妙在这个地方，啊，随便哪个法门，都可以用禅宗这一法，哎，给它摄受殆尽。 <coughs> 那我们参念佛是谁？参念佛是谁？是不是观自在呀？嗯。 念佛是谁？做什么事儿了？啊！有的人呢，不懂得这个念佛是谁，就这个参念佛，什么这个念佛是谁呀？还起疑情啊？啊！ <clears throat> 他总搞不清楚，啊，丈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，老搞不清楚， <clears throat> 那怎么办呢？ 啊，叫你找这个念佛的这个人，好像是不感兴趣，发不起情起来。那我说你这个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哎，你找你自己可不可以啊？对。啊，你找找你自己。啊，参念佛是谁，就是找自己呀。 所以，传统这一法呢是不相依，都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。那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跟都你说明白了，啊，那就把你的雾门呢给你堵到了。哎，他道理懂了，他就不用功了。参念佛是说要把念佛是这个念佛的这个人亲自找到。 找自己也要亲自把自己找到。找自己，自己就是本来面目。嗨找别人呢？现在人都是找别人呢，都是向外持求的。哎，肯下功夫，我不断的追求。 什么发明啊，什么创造啊，都是向外持求的吧？啊，你叫他歇下来，回过头来找找自己，他不肯。说这个，自己有什么考的？我自己嘛，就是自己呀，现现成成的，我不要找啊。道理是这个样啊，是现现成成的吗？本来是现现成成的嘛，哎，只是你不肯承担，你承担不了。 啊，你你说你是自己自己什么样子？嗯，等到你有那一天，自己能够看到你自己的眼睛，不要照镜子，你就把自己能找到了说自己难找啊，难找的原因因为太近了，哎，你到我远处找，我是还是可以的，想能想办法。这个太近了，怎么找法子？ <coughs> 方法就是一句“念佛是谁”，起一啊，啊不明白处，这个不明白处什么都没有啊，哎，所以说是照见无问皆空。 这个无问皆空要用什么？要有什么本事？就是要恨甚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，而智慧才能够到彼岸。若光说哦，舍受想行识都是空的，这个哪不会说啊？ <coughs> 啊，都会说，能空吗？空不了。怎么样才能够空呢？要有智慧。 智慧道明啊，所以教中讲的无度如盲，不入如岛。你看，啊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，如盲，就像走路是瞎子一样。波若呢，波若如岛，哎，波若就是眼睛， <coughs> 不对眼睛能走路吗？ 啊，不，对眼睛走路就堕坑落堑了。用功明心见性，也就是想开这个眼睛。眼睛开了以后呢，你这个走些路了呢，那就打开眼睛走了，而不是，而而不是闭起眼睛来走。明心见性。 有人说那个明心是一桩事儿，说见性又是一桩事儿，难道还有两桩事情吗？明心见性是一件事情， <clears throat> 说心也可以叫做明心，说性也可以叫做见性，那就不能说是见心吧？ 不能说是明性吧，同样可以的。习惯的明心见性，明心就能见性，见性就能够明心，所以叫明心见性。心明白了，心明了，性见到了。我们现在修呢，啊，还不是真修。嗯，明心见性以后。 一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那才是真修呢。所以宗门下在禅堂里用功，啊，讲离心意识参。啊，在经中讲呢，叫做舍事用根。啊，论严经中讲的，教光大师讲的，舍事用根。 说是用个怎么舍法的，根怎么用法的？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根？也要搞清楚呢。我觉得还不能玩了，不就玩了？就说死人了，心也没有了，啊啊，意也没有了，事也没有了，那我靠什么过日子、做人、做人呢？啊。 所以禅宗、禅堂里讲讲坐香讲用功，叫我们打得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。要把这个念头打死它，哎，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呢，感觉到这个是不就不就不大肯干了。我说我这个死了，我还能活啊？我死了就了了，不能活了。哎，禅宗这一法。 就是要你死，不但是要你死，还要你死透，啊！那个禅宗讲的这个“绝后再苏”，那要用功的，哎，要脚踏实地的用功。禅宗这一法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找到这个。 用功的道路有功可用，这是你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享受，啊，在生死路上最可靠的这么个依据。否则呢，那就是，哎，生死海中头出头没，无本可据，非常可怕可怜的。啊，说多了打闲大大家好，就先来。